锵锵三人行，咱们这个今天啊，哎，先看一组照片啊。这个照片我觉得很有意思。那你这咱们是这个宋鑫找来一些照片。这个啊，是中国渔民跟韩国的这个海警发生这个冲突， <clears throat> 有点像原始海战啊。在这这渔民拿的是一种叫什么鱼钩啊、鱼刀啊。这个啊、你看，韩国的海警的船围困着这个中国的渔船。你再看下边。 我说有意思的是这个， <laughs> 你看，中国渔船排成一排，哎，有没有让你想起当年那甲午海战？ <laughs> 不不不不，甲午海战这吴宇森大片的，啊，吴宇森大片，这是赤壁啊！对对对，谁谁说我们中国人不团结？曹军 <laughs> 对吧？下边在韩国人面前，你看我们很团结啊！这些人人家以为电脑画出来的呢。你看那个红的，就是呃韩国海警的的那个那个快艇啊，这是以前的啊，这不是这次的。 然后你再看，哎，这是这次的，就是被韩方指控涉嫌刺死了这个韩国警方一名人员的，咱们的那个船长，咱们那个船长。嗯，你知道我这个一做功课，我才发现呢，这个山东渔民的跟记者讲了这个事儿啊，这这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就是光今年呃韩国那方面呢，在黄海。 就扣了咱们多少渔船呢？你看，你想呢，四百三十多艘，曾经有三千渔民就被扣过。嗯，对，所所以，可是既然一直发生这么多事情哈，那这样我听好奇是为什么没有没有没有一个制度，或者说一个平台去处理了？因为假如你说有几千个渔民被扣楼啊，因为我们想象，假如说在其他国家的海域发生这这种事。 不要说几千个渔民，或者说几百个渔民受到干扰哈，光是你假如有几个渔民被被侵犯了，嗯，也变成两个国家之间。 很重要的议题了嘛，海域嘛，边界嘛，哈，那为什么会累积到这种情况，用这种悲剧的方法来引爆整个整个事情？哎，这个事儿啊，现在这个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不也说了嘛，说中方正在核实这个事情的这个真相，反正一定会配合韩方怎么妥善解决。我跟你说是因为什么吧，简单来说就是说中国这个渔民呢，呃，就说了说。 仁川，哎，当年美军就在仁川登陆嘛。嗯你知道啊，那个地方啊，平常韩国渔民都不大去。为什么？因为那是南北韩的军事分界线附近。哦哦哦。但是呢，他们还有争议呢。有争议的还有争议，弄不好带吃一炮弹。那个地方啊，但是那个地方现在是渔产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嗯。那为什么去呢？你看啊，渔民他不知道什么这界限那界限。渔民就是说啊，我记得我爷爷。嗯嗯。 都到那儿打过鱼，我爹到那儿打过鱼，但是确实后来呢，中韩之间签署这个备忘录，就韩国有这个专属经济区啊，所以韩国这边就说，哎，你是跑到我的这个地方来，可是对于渔民来说，他们就讲了几句话，就是说啊，近海无鱼可打，嗯，远海又不能去打。 回家呢还无地可种，说这是辽宁、山东那边渔民的一种情况，所以我觉得啊，这玩意儿很能反映咱们这个经济发展的一种模式。这个中韩这个海域的发生冲突，根子在日本。哎，你还别说，这回啊是这个韩国提高了罚款，过去罚四十多万，这次抓住他们认为的这种非法捕鱼啊，罚六十万。而这个是什么事儿之后呢？就是日韩之间。 他们前一阵儿掐起来说，咱们要对付中国渔民非法捕鱼这问题。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在黄海，中国渔民捕的虾，是日本人的主要的 t e m p r 的主要来源。不是吗？对，好多年前，那就他们买中国渔民打的。对，好多年前，我在日本碰到张承志，知道吧？一个作家。 他就跟我，他你知道，爱国主义非常强。他说：“我们黄海要不给日本的个虾哈，他们就没法开饭了。 <laughs> 他们日本，日本啊，它地方小，资源少，可它省着用。你看日本多少树啊？它纸，日本人最喜欢用纸了，纸是最讲究的。可这个木头啊，全都马来西亚去弄。他自己的这点地方啊，保护的特别好。他海产也是这样。” 他能进口就进口，所以我不知道，我当然没有确切的数字了。但是总之，很多中国渔民打的东西，其实可能是卖给日本人的。这个结果呢，在韩国的海域跟韩国发生冲突了。这个关于关于关于这个日日本的这个狼子野心呢，能能藏东西，我也听过这种传说。说日本人呐，几十年啊。 他们自己也没有什么煤，有他们也不烧。而且呢，说日本有一个地方，就是他光买中国山西的煤嘛，买去之后他们就埋在那儿， <laughs> 年年年年月月就买啊。现在已经在地下那大块地方埋的全是中国买的煤， <laughs> 煤我不知道， <laughs> 稀土肯定，南稀土烂开啊，像山江西啊。 中国有些地方穷嘛，没别的资源，那就稀土很，就是你前一阵还搞得很大嘛，不是一发生冲突就说中国要限制，中国一说要限制稀土出口，他们就吵得要命。其实很，世界上很多国家自己的稀土不开，嗯，全来开中国。你知道，真的，徐老师，你你真是启发我这个想想法哈。现在咱们这个中医不是讲啊，冬藏嘛，现在冬天来了，冬藏，我觉得啊，中国人真是应该想想这个藏这个字儿。 你知道这次这个鱼啊，我看了一些背景介绍啊，中国渔民打鱼的方式，我都认为啊，跟我们经济发展的特点很有关系。说日本和韩国他们打鱼啊，现在都已经叫做这个钓拖绳钓鱼、拖绳钓鱼作业、拖绳钓鱼作业能打到的是什么鱼呢？高质量的鱼，就是它是有目标、有选择，那个那个这这卖的很贵的高经济价值的鱼，哎，他们打来也许不多，可是卖的钱比你多。 可是人家为什么现在就烦中国渔民这个打打鱼呢？就是现在我们还在采取这个拖网，嗯，拖网打鱼就是典型的大小通吃，嗯，所以为什么他们也讲，就是说中国近海这个鱼越来越少了？你这个不可持续发展呢？ 大鱼小鱼就全对对，对于中国渔民来说，这是最好的方法。而且我们刚看到图片那种船啊，它看起来很不现代化嘛，哈，真的好像跟三国年代的船没有两样哈，所以他就基本上就只能这样拖网，对他来说没有关系啊。他除了拖回来的东西卖给日本也行，中国大。 它光是不要说卖去南方那么远啊，在北方有很多地方可以卖到，所以说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它这个方法是最符合它的经济效效益的。但其实蛮惨的，就都是人口逼的。我以前不是我我我我好多年前我不是下乡嘛，那个农村吧，那个村子周围哈，大概半里多的地方哈，全没有树的，树都有。 孤零零的在那里，因为有政策不能砍树，但是树边边上的这个枝丫哈，全部砍光的。然后砍柴，大家就要走很远。嗯，为什么都砍光呢？就是肚子啊，就是要要能源嘛，就是各家。你你这是阿成那个什么那个树王啊，小说说这个当地的村民怎么呃这个自然观呐，好好像树连天啊。 我去那乡下，我看农民就是肚子吃饱第一 <laughs> 没有那么多这个天人合一的道家的官呐。你你叫他有什么办法？我们当时生活也是这样。你你饭烧不着的时候，谁还管这些？人穷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所以你后来，比方说我去黄河边上，靠近延安啊，就延延西山的那些地方，你看满山这个黄土，黄河边上的水土流失，都只有小树芽，而且都是说改革开放以后才种的。 多少年来，中国人这个“民以食为天”，要烧柴，这是没法一样的道理。像渔民也是这样，我我我们这么穷，我们冒着生命危险，谁还管省着用资源？那这个说到底呀，你你替农民想想，你要是农民的话，你怎么办？而且，这这农民呢，全是这个算着账的，你知道，就是我们山东那边的，他沿沿沿海这出去一趟啊，少则四五天，呃，多则半个月。 你知道这一趟下来打这鱼大小通吃，他能赚多少钱呢？十几万、十六万或者多的二十万。可是呢，为什么他跑啊？现在这个中国渔民的渔船上，你说别的很落后啊，他有雷达， <laughs> 他有雷达，他看着那个巡逻艇追过来啊，他都跑。为什么这次发生冲突，这个船长死也不肯把船被他们扣嘛？为什么呢？你想他赚那么点钱，这一扣罚款就是六十万。 而且你你扣住之后，可能扣你很多天呢，扣你很多天，那他确实没法生活了，所以他才弄到这种，怎么就出了人命呢？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马博士虽然不是渔民，但是过去也跟韩国人发生过冲突，是吗？没有，我虽然不是渔民，可是我知道鱼是可以在敲级市场买得到。这 <laughs> <laughs> 是我女儿问我，没有，她我女儿给我的回答。 因为我记得以前他小时候，我问他：“你知道是拿什么东西从哪里来的吗？”问到鱼的时候，他很简单嘛，超级市场。钱从哪里来的？很简单嘛，答案是一样，都 <laughs> 是提款现在的这个小妹妹、小女孩什么小学生，呃，下乡去学习一下去这个过个暑假，都能问这个老农民呐：“说老伯伯，这驴为什么长脚啊？” <laughs> 老伯伯说：“那是因为那是牛。 <laughs> ”对，所以那个没有我，我好奇啊，是韩国人的观点是怎么样？最近几年。 连我们在香港也好，大陆也好，对于说韩剧都非常热衷去看嘛哈。很多朋友年轻人你想象不到，他懂得听韩文的，他看不懂，可是他看韩剧看多了，看字幕看多了，他居然大概掌握得了。我蛮好奇是说他们有没有方法都知道说韩国人怎么看这个情况？因为我们刚怎么讲哈，中国渔民怎么采，中国农民怎么采，可是你站在韩国的角度，我的海。 我的地方，或者说有些地方啊，还没讲清楚是谁的。那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来拿我们的鱼，然后甚至这里哈，我们呃情况不太清楚，还有一些冲突，还有留学暴力事件出来。那么韩国怎么看呢？那我们都知道韩国哈，从比方说明朝之后就基本上瞧不起中国了嘛，哈。为什么？韩国他们觉得你中国人投降给满清啊？韩国人有句话说嘛。 明朝以后无中国嘛，明代之后没中国的，最近几年被异国征服的，对，然后他们觉得我们才是正统。到了好久以后，他他也一直被人咱们袁世咱们袁世凯的时候不还拿他们的吗？没有，他们是第一，呃，没有办法，他们实力不够哈。一边有中国，一边有日本哈，别忘记韩国曾经有一段时间。 派人大使啊，领事哈，派去日本的时候，那时候中国是清朝哈，韩国的大使还用着永乐的年号的啊啊，永乐的年号是是是。到明朝以后无中国，比方说最近几年啊，韩国出了很多的汉文的书出来嘛，《燕行录》哈，慢慢越来越多的材料里面很好玩的，很多记录清朝韩国的人学生也好。 做官的人、商人去中国之后的种种见闻，哈，记录下来用中文、汉文来记录的。其中我们看到很好玩的，他们对打，他们完全瞧不起了。他们呢去看到中国了，对着清朝的官说：“你们真丢脸啊！穿件什么衣服啊？穿胡人的衣服，胡王啊，胡啊，皇帝的衣服。”你看。 我们才是中国的正统，我们发型，我们服装，是是是，这种心态一路到这里你这么说还倒解开了我一个，为什么他们这几年老说中国的什么，连孔子都是他们家的？其实他们有点自成中原文化正统的意思。他们觉得正统就在他们那边。从明朝之后，你明朝之后，明朝以后无中国七个字讲清楚了。韩国很复杂的，呃，一方面呢，你们讲的都对，因为他。 在西方人看来，亚洲啊，中日韩是并称了。那相对中日来说，那韩国你这个并称当然就很累了，对不对？你这个，所以他自卑要用一个过分的骄傲来显示掩盖自卑。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实事求是看到一点：我是去年还是前年到韩国开会，我看得非常清楚，所有世界工业国家、工业国家里边，包括地区哈，像包括像台湾这样，韩国是唯一一个把中国为最。 最重要国家看待的，嗯，你从哪里得这个结论？对韩国人哈，首先第一个，他他贸易额也是，他民意测验也是，韩国人大部分，你说中国跟日本，他们大部分不喜欢日本人啊，他们喜欢中国人，他们讲的很简单，他说中国人忠厚。 他说：“日本人的这个欺负他们，他中国人其实以前也欺负他们，但是呢，他说中国人呢，这个事情很快就忘了啊，大家现在就和好。 <laughs> 日本人呢，他们韩国人讲起日本人是这个非常耿耿于怀的。那是你说日本人他曾经。” 这个把人家的这个皇后啊，就抓从皇宫里抓出来哎、当着面就血认他那个那个那个日日军他在那皇宫前面盖盖的房子，给他大家都知道那些故事吧。但最他对日本人这个我倒可以比较容易理解，问题是他觉得美中国的重要性超过美国，就韩国哈，他觉得他贸易各方面，而且他们看得很清楚将来。 尤其是地缘政治的关系，中国的可就对韩国来说重要性比美国还重要。嗯，所以你你比方说香港啊、台湾呐，都都是比较对日本的关系比较近一点。你比方在台湾来说，呃，就从地区来讲，只有韩国，它是在中日之间，它偏向中国。相对来说，中韩的关系应该是。 最好处的啦，如果中韩都处不好的话，那更别其他的发达国家。你想，当然是美国最重要，嗯，对不对？很很多人甚至把中国当为假想。那你说就中国，我就我就说中国这个草根民间的这个情绪啊，是更瞧得上韩国，还是更瞧得上日本？民间的情绪，你说工人阶级嘛，年轻人的话，我觉得。 流行文化来说，应该还是日本主导嘛。最近几年，当然是韩国，韩国又冒起。可是我倒是想起，子东说去韩国，有一次我去韩国开会哈，跟一个大学，其中有一群大学生很好玩的，因为我们说韩国人的话有不同的群体啊，那群大学生是搞什么呢？马克思主义研究的， <laughs> 左翼的。我们看到韩国人呐，每一次街头运动非常激烈了嘛，打什么？ 他们是很瞧不起中国的大学生的，嗯他觉得说，哎，你看我们这边还有这一群马克思的铁铁杆粉丝啊，啊，那个好像在中国没有看到马列的大学生的粉丝哈，他们那个团体是非常瞧不起的，他文化上他看不起中国，真的，尤其是足球更不要讲， <laughs> 对不对？但是政治上、经济上，他非常看重。从哪一点可以看得出来？韩国人学中文现在最厉害。 学的非学中文的人数是多，我做过演讲，那做的就韩国人到中国留学的也非常多，而且他们真的有很多中文说的非常好，不像日本人。你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啊，中国的一般的青年人网民哈，他更恨日本，嗯，但是其实心里也更瞧得起日本，哎，恨这是更尊重是。 相关的，对对对对，就好像是哪怕是作为敌人哈，实际上呢，韩国在咱们眼里是有点不大。高丽棒子啊， <laughs> <laughs> 这样叫的，哎，不能叫这么叫。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说这韩国，我也去过一趟。我当时感你说他瞧不起中国呀？这这就是你知道，你到他的类似于咱们的故宫那个地方去看，我觉得啊，就像是中国的微缩景观，对对对，是不？是不就是跟我们这一一步一区一模一样，只是小更小，嗯，更小。然后呢，模型，咱们故宫的模型，没错。因为我那个时候呢，正对中国这个绘画史啊比较感兴趣，我得看。 然后呢，我就对照这是他们多少世纪、多少世纪的，我就发现当年这个学生能做到什么程度。基本上一百，比如说在中国，就是一百年前啊，流行一个什么画，比如说是这个这个八八大山人的这种画风啊。哎，你再看韩国，你找他同样历史年代的，基本上比你晚个五十年左右，他也流行起这种画。哎，你就觉得这个这个老师和学生就是他跟你亦步亦趋的这个这个关系啊，丝丝入扣。 可是，他韩国有一个蛮 <laughs> 蛮遗憾的哈，我觉得不仅站在中国的角度看，站在韩国人的角度看哈，也是遗憾，他把汉字全部放弃了。日本还用汉字哈，没错，有个传统，你可以看。 你韩国把汉字放弃，我的天呐！你以前这么长久的历史，种种材料都用汉字基本上对来记录的，他新一代的完全看不懂，完全这个断裂是如此的巨大，对他来说。 文化上面是非常大的伤害啊！这你说的非常对，我觉得这就是啊，这个画地为牢啊，固步自封。实际上你吃哑巴亏，对，实际上你吃亏。你像韩国，咱们见到的多少东西都是，你确实我都看到，这都是中国字儿啊。 这这整整个一套文化，他们年轻人算是没戏了，对吗？我刚才在说嘛，就假如这次杀的，就是死的那个是日本的警警察的话，日本国内又会掀起一种反华的。你不要说日本国内，中国国内，日本， <laughs> 哎，你你你杀掉日本的人呢？日本那个反华的这个就会起。所以中国呢，其实我们看别人会比较清楚，自己要反省。就是我们以前讲的，见狼显羊相，见羊显狼相啊。 要千万要要要要记住，因为我就想到那个前一阵湄公河的那个事情啊，湄公河那个事情，我们就觉得比较好处理了，对不对？中国人被人杀了，我们就派军队去了啊，协防泰国，他们就很协助了。现在成立四国这个联合巡逻，哎哎，你看，现很很多人现在在讨论，我看有些节目在讨论中国向外怎么驻军啊，等等这样的问题。但是你碰到有些国家就比较麻烦，所以所以这个归根结底是我们资源不够啊。 归根结底是我们资源不够，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我我在想啊，如果真有外星人，智立，因为我去年去了两个，呃，今年去了两个地方，一个澳大利亚，一个俄罗斯啊，那两个地方都地方极大嘛，人极少嘛，嗯、我看了一路都很气嘛，我就想这个世界上男女不公平，穷富不公平，什么不公平都有，但是要是外星人跑来看，一定会说有一个东西很不公平，就是为什么有些地方这么小住这么多人，有些地方这么大没有人呢？ 搞搞云吧，搞搞云 <laughs> 是啊，那那徐老师要搬搬到新疆住两天。 <laughs> 那假如外星人来到香港，听说是掉头就走了，啊，完全第一个连放他飞碟的空间都没有， <laughs> 买房子也没有哈，买房子的能力还比不起窦文涛。不是，我觉得要是外星人到了香港啊，不会掉头就走，走啊，弄个钩子就能把香港勾走，像个水晶球一样给掉走。但是反过来，后来我一对澳大利亚一问。 就这么大，的个澳大利亚面积相当于中国的百分之八九十吧，人口才一个深圳跟一个香港这么加起来的人口吧，就一个北京的人口吧，没错，两千多万。没错。可是啊，他们绝大多数人都住在几个大城市。嗯。所以你就说，这是人，这是没得救的。中国，中国呀，这个其实是地大物不薄。物不薄。为什么说非常了不起呢？养活世界上，要不是过去这个套话，能养活世界上最多的这个人口啊，能养活到今天。 这真是，确实。可是这样，有时候这样才好玩呢。去澳大利亚，真的开车就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